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上一讲咱们说这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啊，在特纳鲁河的战斗当中歼灭了日军的一木支队，消息传到日本拉包尔的司令部啊，十七军司令白武晴吉中将这脸啊，就不是晴吉了，就晴转阴了。这咋整啊？这个啊，部队被歼还好说，关键是自己辛辛苦苦修的机场，等于是给美国人干的了。 而且呢，这个时候亨德森机场已经竣工了啊！美军大量的这个飞机呀，已经驻扎过来了。美国人这工程速度比起日本人来，那就是现代人比古人，各种设备车辆是一应俱全，都是机械化的啊！挖掘机是吧？推土机是吧？蓝翔蓝翔技校有的，美军都有啊！而且呢，这个。 美军工程兵都是专业的啊，鬼子工程兵都是抓来的苦力啊，这就甭比了，比多了都是累，啊，现在日军的当务之急就是和美军抢时间啊，在这个美军在瓜岛彻底站稳脚跟之前夺回瓜岛。为此，日本大本营都被彻底惊动了，准备呢全力增援瓜岛方向。日军这次集结的舰队啊是够壮观的。 堪比偷袭珍珠港那次，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大将亲自挂帅，集合了五艘航母、四艘战列舰、十七艘巡洋舰、数百架战斗机。山本把舰队兵力分成几个战术群，老熟人南云中一中将指挥三艘航母，啊，这是主力舰队，攻击美国海军主力。 之后呢，由阿部弘毅少将和近藤信竹中将各率领一支舰队进攻瓜岛的沿海和陆上目标，最后由登陆部队夺取瓜岛。日本人这边紧锣密鼓调兵遣将，美军这边呢也没闲着。那八月二十号，美军侦察机发现了日本舰队。 美军一看日本人为了这么个小小瓜岛下这么大血本那更说明这个瓜岛的重要性。那那咱也不能小去了，不是是吧？不能让这个小鬼子这个看清了咱。于是紧急动员了三支特混舰队，携带三艘航母前去阻截山本的这群钢铁巨兽。由于事态紧急，刚刚下水的两艘新式战列舰华盛顿号和南达克他号。 也紧急赶来助战啊，也就是说把这个家底儿啊都拿出来了。指挥这支家底儿部队的也是老熟人，谁呢？弗莱彻中将。开战之前，山本的心思并没有放在瓜岛上啊，而是心心念念想着怎么把美军航母干掉。上一次这个萨沃岛海战获胜，给了山本不小的底气，所以他准备用老航母龙骧号为诱饵，吸引美国飞机。 一旦美军飞机返航，迅速出动南云的全部飞机，尾随着找到美国航母，等把航母清理干净，再乘胜挥师直向瓜岛挺进。计划倒是挺精妙的，老美能不能上当，就得走着瞧了。啊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四号上午，美军侦察机发现了日本的诱饵航母“龙骧号”。 龙骧号排水量连一万吨都不到，啊，看上去啊跟个大游轮似的。美军飞行员把情况发回了这个司令部，弗莱彻还是很冷静，没有立即派飞机去攻击啊，按兵不动，继续观察。在这里啊，咱有必要说一下啊，美军的军舰是装了雷达的，日军还是靠肉眼侦察啊，所以这就已经有了这个技术上的代差。 到了下午，龙香号出动飞机去炸轰亨德森机场，美军雷达马上就发现了。这个时候，弗莱彻果断派出三十八架飞机去炸龙香，但是呢，也留了个心眼儿，干嘛呢？命令这个护航舰队啊严阵以待，战斗机随时待命。当美军飞机飞临龙香号上空时， 龙湘号才拉起了警报啊，赶紧这个转向，同时呢让战机起飞啊。但是你想，这龙湘号是一艘二十年代下水的老航母，航速又慢，那薄皮儿大馅儿是吧？所以这个美国飞机啊，一波俯冲轰炸。 龙湘号就中弹起火，啊光荣的就沉入了海底，完成了它应有的使命。得知龙湘号被击沉，在不远处猫着的南云中医啊，可开心了！哎呦，我操，鱼饵被咬钩啊，这可让我逮着大鱼了。 吧？于是命令祥鹤、瑞鹤航母战机紧急升空，七十多架飞机直扑美军航母。下午四点，美军雷达上发现了日军的飞机编队，弗莱彻命令五十三架战斗机升空拦截。美军密集的防空炮也火力全开，美军以逸待劳，日军飞机大量被击落，而且呢，明显可以看出来，这一波日本飞行员的水平已经跟中途岛的时候啊，不是一个等级了。 尽管如此，还是有几架飞机拼死冲破了美军的防御圈儿，先后有三颗炸弹击中了企业号航母，其中呢一颗命中船尾，使得这个企业号动弹不得。这么一来，弗莱彻中将就为难了，慢慢的护着他返航吧。这天色已晚，日军一向擅长夜战啊，那我整个舰队呢就悬乎了啊。思来想去。 还是得大局为重。弗莱彻命令舰队返航，企业号呢自求多福，慢慢往回开吧。啊，没过多久，企业号的这个雷达上啊就发现了日本飞机。这下完了啊！企业号也是闭目待死。但是由于日军没有雷达，云层太厚，他没发现企业号。那从旁边呢飞过去了，找了半天都没找着。 就这么着啊，全靠上帝保佑，企业号呢捡回了一条命。两天海战打下来，美国企业号航母重伤，损失二十五架飞机、七名飞行员；日本呢损失护航航母、轻巡洋舰和驱逐舰各一艘，七十五架飞机和六十一名飞行员。啊，不过呢，这个日本人有一个优良传统啊，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虚报战果啊。南云舰队自称炸沉重创。 三艘美国航母啊，基本摧毁亨德森机场。被南云这个猪队友忽悠的田中舰队，判断美军已经没有飞机能够起飞拦截他的运输船队了。于是呢，就在大白天大摇大摆驶向瓜岛。结果不出意外，是吧？完全沦为美国轰炸机的活靶子。三艘运输舰损失了两艘，旗舰神通号巡洋舰重伤。 一艘这个驱逐舰被击沉，就连田中将军本人也被炸得不省人事。八月二十九号，亨德森机场起飞的鱼雷轰炸机又击沉了一艘，重创两艘运输补给的驱逐舰。 小日本舰队遭此劫难，从此呢再也不敢在白天运送补给啊！这这不是给人运兵，这整个送人头去的啊！咱们呢得用快点的船，趁夜里神不知鬼不觉的运过去啊！要想在一夜之间往返一千公里，这运输舰就不行了，只能用驱逐舰。所以打这儿之后，日军主要就靠夜里用驱逐舰往瓜岛运输。 美国人给这个日本的驱逐舰队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东京特快”啊。但是日本人呢，倒是很有自知之明啊，给自己的这个舰队啊起了一个很名副其实的形象的名字，叫“老鼠运输”是吧？就跟那耗子搬家似的，偷偷摸摸，一点一点叼。啊与此同时，双方在空中也没闲着。那从八月二十六号到九月五号，日军击落美国飞机十五架，自己呢损失了十九架。 啊！但是被击落的美军飞行员有一半以上被救回来了，而从一千公里之外的拉包尔赶来的日军飞行员就没有得到任何机会的营救啊！这个掉下去基本上都喂鱼喂虾了啊！所以这也是整个瓜岛战役的一个缩影。这半年美军损失飞机六百一十五架，日军损失飞机七百八十架，相差并不大。 但日军损失的飞行员却大大超过了美军，这个恶果在后来的战争中影响是越来越大。海军和空中力量完全失利啊！日本陆军呢再次不揣冒昧站了出来。五天时间里，东京特快往瓜岛呢运了五千名日本兵，岛上的日军增加到了六千二百人。日本陆军少将川口清健啊，登陆指挥。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无论是白武晴吉还是川口清剑似乎从来都不愿意搞清楚对面有多少美国兵，啊这个时候的美国兵有足足的一万二千五，兵力是日本人的一倍。而且呢，小日本的攻京特快啊，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驱逐舰装人没问题，可是装不了大型物资，所以岛上日军仅有三十八门火炮。 最大口径是七十五毫米步兵炮啊，对面的美军是一百八十门火炮，包括十二门幺零五毫米榴弹炮，弹药也充足的多。更糟糕的是，进攻前的九月八号啊，日军一个补给站被美国的一个突击队呢给端了，作战地图被美国人摸去了。那根据地图，美军的埃德森中校准确的判断出日军进攻的主要方向。 是亨德森机场南面的一处山岭，也就是后来被命名为这个埃德森岭的地方啊。所以美军全部布置在亨德森机场为中心的半圆形阵地防御，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保护机场的安全。岛上其他地方，你随便站。 啊，弱势的日军反而分散在东西两侧，糊里糊涂的还琢磨着要夹击美军。于是战斗结果毫无悬念啊，双方围绕埃德森岭，从九月十二号打到了十四号，日本损失了八百五十人，而且毫无进展。美军只损失了一百零四个人。埃德森岭战斗的失利，连远在东京的日本大本营都被惊动了。 啊，在大本营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日本陆海军指挥官得出一个结论：瓜岛可能成为具有决定性的战役。于是呢，白五晴吉决定暂停在新几内亚的行动，将第二师团和第三十八师团共一万七千五百人调至拉包尔，补充了八十五架飞机，势必要夺回瓜岛。但是日军的东京特快只能在夜里进行。 而美军的运输啊，能在白天进行，尽管双方运输线路有交叉，但是时间不冲突，各干各的啊，相安无事。但是随着这个时候双方加紧调兵遣将，撞车就在所难免了。 是吧？这个十月十一号夜里啊，在埃斯佩兰斯海角，美国护送一百六十四步兵团的斯科特舰队，啊，与正要去炮轰亨德森机场的日本武藤存之舰队狭路相逢。斯科特舰队以一艘驱逐舰被击沉的代价，击沉了日本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 武藤存之将军本人也被送去见了天照大神啊！不过双方护航舰队倒都起到了护航的作用啊！他们鏖战之机，美军增援的两千八百多人和日军增援的四千五百多人，都顺利抵达瓜岛。这次小日本除了人员啊，还非常不容易的运送了两个大队的重炮啊和一个这个中队的坦克，摩拳擦掌。 准备着下一次大战。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更多资源，访问曾氏小鸡资源网或关注微信公众号。 小鸡听书。